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七十集，洛晗看着他们这样子，还能说什么呢？他明明什么都没问，这几个仙娥已经吓得快哭了。我有这么吓人吗？洛晗放弃了，自己站起身说。 罢了，我自己出去看。他不说还好，他说出这句话后，起身的一瞬间，内外侍女一齐跪倒在地，十分惊慌。天道，天道，怎么了？洛寒脸色冷了下来，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叫他们起来，而是一动不动，垂眼凉凉地望着这些人。我虽是养病，但并不是监禁，莫非连出门的自由都没有了？ 寂静间，殿外传来不紧不慢的脚步声。林青霄走入殿门，淡淡扫了眼地上的人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林青霄平静地走向洛寒，他见洛寒沉着脸，不太高兴的样子，轻轻一笑，说：“什么人惹你生气了？”洛寒知道，要是他承认自己生气了，今日殿内外这些仙娥没一个逃得过。洛寒撇过脸说。 没什么，是我想出去散心，他们太过一惊一乍。林青霄听到，只是包容的笑，说：“是我疏忽。你想去哪里，我陪你去。”林青霄身上的帝王威严更重了，不光地上的仙娥们怕他，洛寒面对着这样的林青霄，背后也毛毛的。他说：“不用，玉清宫不是还有事等着你吗？你去议事吧，我一个人就好。” 已经结束了。林青霄完全无视洛寒变相的逐客令，依然随和地问：“想去哪？”洛寒叹气说道：“我也没有目的，随便走走吧。”林青霄陪着洛寒去散步，他们两人沿着甬道随意行走。虽说随便走走，可是有林青霄在的地方，无论仙人、鸟兽，全都远远避散。洛寒这一路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空场。 不知不觉走到了玉清宫，洛寒停在回廊上，仰头望向星河木。这株高大的星河木已经成了天宫的象征。天地更迭，政局变化，唯独玉清宫门前的星河木永远笔直地守护云霄。林清霄见他看着星河木，随他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是第一任天帝苏宗师亲手植下的，这些年历经风霜。” 难为他一直挺立着。对啊。罗寒感叹。已经这么多年了。天地从宿宗室变成凌青霄，曾经细弱的星河木也成了天宫最重要的遗产。星河木每一片叶子都会发光。大罗天常年有风，星河木的叶子被吹得沙沙作响，远远看去宛如星河闪烁。一片叶子掉落。 正好落入洛寒发髻，宛如星星落入他鬓间。林清霄伸手将叶子拿开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今日你似乎郁郁不乐。”洛寒本来想说没有，话到嘴边又觉得没有否认的必要，洛寒微叹说：“没错，惊魂虽然死了，可是我总觉得不安。魔神狡诈多端，他不会这样轻易认输。”林清霄停了许久，低声问。 你在担心他，是。洛寒点头，一双眼睛认真坚定地看向林青霄。我来不及养病了，我要尽快回去。林青霄和洛寒对视，他的眼睛非常漂亮，尤其是里面的光芒，细碎而坚定，时常让人迷醉。可是他眼中的光，从来不是为他。为什么不留下？林青霄问。他给予你的。 由我来指挥更多。你如果觉得孤单，尽可以去找你曾经认识的人，他们会再次成为你的朋友。这不一样。洛寒说：“无关其他人，我放不下的，是他。”林青霄捏在指尖的落叶，倏地碎成粉末。星河木被林青霄身上的气势冲击，哗啦啦摆动，叶子像雨一样簌簌地落下。 散发着星光的落叶飘得满天都是，他们两人宛如站在一场流星雨中。林青霄一双眼睛暗沉沉的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洛寒避开林青霄的视线，望向满天落叶，说道：“从时间上讲，我从过去来，自然该再回到过去；从道义上讲，我答应了他，会陪着他度过漫长岁月；从承诺上讲。” 我们早就说好了，一旦解决上古禁术的问题，你就送我离开。承诺。林青霄盯着洛寒的侧脸，即使他故意撇过脸不看，林青霄也不在意，慢慢的说：“说我不兑现了。”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是。林青霄瞳孔漆黑，说：“我反悔了。”洛寒刻意避开视线，饶是如此，都能感觉到。 林青霄的目光停住在他侧脸上，几乎将那一块烧得灼热。洛寒一早就知道这个局面，但是这是他们第一次摊开了明说。当初在人间的时候，他就意有所指的提起过。洛寒听懂了，但是他装作不知。后面一找到机会就说回去的事。他以为他表明自己的决心后，林青霄会放弃。事实证明。 若是他会放弃，他就不是林青霄了。林青霄掩饰了很久，如今终于摊牌了。罗寒顾不得会不会违背时空法则，他叹了口气，直接说出自己的顾忌：“我大概能猜到你的想法，但是每件事都有自己的轨道。我调回这里，完全是个意外。天启纪，才是我该待的地方。” 仙界以一万年为一个纪元，现在是初元两千年，而鹿晗意外离开时正是天启五千年。为什么是意外林清潇说：“凡事一旦发生，就代表这是必然。你回来的时候就掉落在这里，在过去经历了一些故事后，又回到这里，说明这就是命中注定。这里，才是你应该留下的地方。之前那些……” 不过是你的一段回忆罢了。可是我答应了他，一定等他醒来，我不能食言。那我呢？林青霄紧紧盯着洛寒的眼睛，问：“你不忍心对他食言，所以就忍心留下我？”洛寒无力的闭了闭眼。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洛寒回过头，恳切的盯着林青霄：“林青霄，你听我说。” 时空是一致的。如果我们注定有缘法，在我回到过去后，你的身边也会出现另一个我。但是现在他很可能有危险，我必须去解决问题。林青霄和洛寒对视，他的目光如此专注渴求，可是却为了离开他。林青霄静静望了很久，问：“如果不会呢？”洛寒噎住，下意识说。 怎么可能不会？你曾去过中古时代，想来多半认识苏宗师等人。你和他们道别之后，有再见过他们吗？那是因为时间太长了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去世，我自然无法见到他们。林青霄抬头望向不远处飒飒作响的星河幕，低声说：“与寿命无关，你可知？” 因果必了。洛寒愣住，他受原来的文艺作品影响，一直觉得他若是回到过去，成了林青霄的妻子，那么后世的林青霄身边也会出现一个妻子，这样的话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然而，脱离文艺作品，在真正的科学界有一个说法叫“平行宇宙”，宇宙彼此独立。如果他离开这个时空， 回到原来，那么这个时空的林青霄就不会再遇到一个叫洛寒的人了。洛寒完全呆愣，他不敢想下去，赶紧打住。可是随即，洛寒眼前又浮现出禁魂临死前的样子。禁魂面容扭曲，满脸都是报复的快意。他说： <laughs> “你杀不了我的，除非……” 杀了他！禁魂雨中的他就是林清霄。准确说是天启那条时间线上的林清霄。只有神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。中古大战的时候，有一块魔神碎片掉入林清霄体内，逐渐和他的心魔混成一体。魔神碎片和禁魂出自同一个本源，彼此之间记忆可以互通。 洛寒最怕的就是禁魂死前留有余力，将自己的记忆逆转时间，投射到另一个时空的魔神碎片中。一旦心魔发作，洛寒简直不敢想，那个坚强的、脆弱的、执拗等着他回来的林青霄会变成什么样。林青霄，洛寒声音发抖，他握住林青霄的手臂，依然紧紧盯着他。这只是一种可能，并非绝对。 实话和你说，我并不是再没有见过钟谷的故人。我从钟谷回来，还见到了西恒。那时候，他也记得钟谷的一切。林青霄在心里默默接了一句：“因为西恒是神，神自然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局限。”林青霄低头看向洛寒，洛寒握着他的手臂，一双眼睛期待地看着他。 林清霄比洛涵多修炼了几千年，他对时空的了解其实比洛涵更多。比如，他就知道时空之中有壁垒存在。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个时空，并且已经了结了上古禁术之类的因果。他一旦离开，那么所有契机消失以后，他就再也没法找到这个时空了。林清霄将终生无法再见洛涵。可是他不知道。 他依然热忱又乐观的相信着，一切都会解决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